王阳明都指出，大學裏面所講嘅恐懼憂患，就不同於中庸嘅戒慎恐懼。戒慎恐懼嘅心不可無，而有所恐懼患得患失嘅私心就不可有。嗱，朱熹對戒慎恐懼呢亦都有所引申。佢話：所不聞、所不見，不是合眼掩耳，而是喜怒哀樂未發時。